这个何波平他老人家一生的这个碟片，嗯，大家都该受益匪浅，是吗？啊，波罗禅就是这样的，没有一些仪式上的、形式上的、表面上的东西，来了就是认真的修。干嘛谈呢？没事儿，扫两块路，大江来路慢慢的。 呃，早上，他嗯，我们是不是叫大家？我们不是教大家知道什么？我们是要教大家要认真的去修去做。他说他一定要

这样的不断的觉知、觉知。สิ่งที่ทำอย่างนี้สัมผัสอย่างนี้เอากายมาต่อเอากับความรู้สึกตัวรู้สึกรู้สึกรู้สึกเอากายมาต่อเอาเอาใจมาต่อเอากับความรู้สึกตัว แต่ว่าใจนั้นจับมาต่อไม่ได้เหมือนกาย มันจะต่อได้เวลาหลงคิดไปถ้ามีความรู้สึกตัวประโยชน์ที่จิตที่มันคิดไปนักราหากายที่ตั้งเอาไว้แต่นี้เรียกว่าเวลาหลงให้รู้สึกตัว ทำให้เป็นเวลาเคลื่อนไหวมือให้รู้สึกตัว ทำให้เป็นนะตอนนี้就是我们在做手部动作、规律动作的时候， 手拿出去要觉知，手拿回来要觉知，翻手掌要觉知，每一个动作，不管是大动作、小动作，啊，细微的动作都要清清楚楚的觉知，而且是不间断的去觉知。刚才他老人家说，嗯，我们觉知身体比较容易，但是能觉知到你的心是很难的，所以，嗯，我们常常会。

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有觉醒的话，那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啊。如果你没有觉醒， 常常迷失的话，就变成了 A、B、C，就变成这个人、那个人不同的人。啊。如果大家都觉知的话，每个人都有觉醒的话，那么每个人都是一样的。我们当下现在要练习的、要修的这个觉醒。 跟佛陀当时的决心应该是一模一样的。不管是男众还是女众，不管是呃在家的男众居士，还是女居士，还是出家人，都是一样的，都有决心。上班，上班，我得回家。 大家自在一点，嗯，轻松一点。อย่าเอาเหตุผลมาขัดแย้งเอาการกระทำท่านหลงเองท่านก็รู้เองท่านทุกข์เองท่านก็รู้เองเปลี่ยนความหลงเป็นความรู้เปลี่ยนความทุกข์เป็นความรู้เปลี่ยนทุกอย่างเป็นความรู้หมดปลายนี่เตโรนี้ มันใช่ประเทศหลงก็เอาทกข์ก็เทุกข์ก็เอา 反正物质、多少，按照嗯，他说嗯，知道的那个是我们，不知道的那个也是我们，迷的那个是我们，悟的那个也是我们。那么突然你忘记了自己，啊，你马上有觉醒，回到当下。啊，突然你又忘记了自己，你再马上有觉醒、觉知，然后回到当下。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从六岁多，慢慢学看。举止，嗯。ประกอบให้นเลเลยได้เป็รู้ได้สติตอมหลงเราจะรู้สติอย่ามัหลงเกิดก็หลงหลงรู้ได้สติอันนี้ไม่มีใครช่วยเราได้เรต้องช่วยตัวเอง。当我们工作自己的时候，他们在做手部动作啊、清洗啊。当你只是。 身体在做，但你的心已经跑掉的时候，啊，你不用，急， <laughs> 你不用急，你马上觉知，然后再回到当下。啊。要讲你，是皮，要你感受皮肤，不要朦胧，没事皮没感觉，摸出一坨沙，还能擦皮，不然搞朦胧变渣泥，搞揉出一坨变冷泥。人家说。 嗯，迷失，迷失是手心，那觉知就是手背，其实是一回事。嗯，那么你一迷失了，你马上觉知，同时你就有了觉醒。我们身体中所有的这个，我们这个人的身跟心啊，这一切。 最后都是在觉知中，不停的觉知中。来修功过就是让自己做自己的主人，自己身的主人，自己心的主人。 让决心变成我们的主人。让心从容变成供养心，从容变成供养心，马马虎有时候我们这个迷失的心变成了身的主人，迷失的心变成了心的主人。所以我们要练习活在当下。所以我们要练习活在当下。 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方法的话，大家就整天都是在迷失中，根本没有觉性。在每一条干嘛查？在这些桩上干嘛查？他们桩在这里，路这里，路这里。嗯，那么觉知，觉知就是我们的支柱，我们就需要在觉知中去发现真理。我们龙哥龙爷，我们路哥路爷，我们在这里得到的，从他们那里。 我们迷是自己迷。我们觉知，我们有觉醒，或者我们开悟悟道，也是我们自己的事情，没有人能帮你。对面讲你一张，而且大个你，所以才打不回来，没得过分多。反正你去看看呐，反正去看看 我们常常，我们常常思来想去，一会儿想到东，一会儿想到西，很难让自己回到自己的身心里面来。那么，我们就用这个方法，让大家回到自己身上来。 过去的不是真的，未来也不是真的。过去已经过去了，未来还没来到。那么当下的才是真的，当下有觉醒才是最棒的。那法师讲到不能迷失，定在内家要断根，不迷 如果我们可以不断的觉知身和心，不管是一到五万根，七万，一到七天，或者是一个月到七个月，或者是一年到七年。 ต่างชาติเจ็ดปี所以慢了是七年น่าจะพิสูจน์กันบ้างหมการศึกษาพุทธศาสนา应该悟到很多东西ไม่ต้องเชื่อใคร不用去相信谁ในพระสูตรเราก็เรียนแล้วท่านทั้งหลายเก่งในพระสูตรทั้งนั้น今年我们大家都学过了为什么大家都好苦呢ปฏิปทานสูตร 那么大家就来体悟一下，认真的在这个几天的禅修过程中，认真的来体悟到底什么是觉性，什么是觉知。 只有这一条路能带大家一步，只有这一条路觉醒的路。一个人走，一个人走，再走一条最后一个人走这条路，最后都在一个目的地，最后大家都见面了。不嗯，我只是来告诉大家这条路，指这条路给我们。看。 那么，修不修那是你的责任，你应该好好修。身体站直，站，提臀子就知，腰往里就知，腰往里就知。按手才知道，按手才知道。嗯，到你的这个胸前、肚脐前，你要知道。 当你换手掌的时候，不要问自己说你知不知道，不要问自己说你知不知道，他自己会知道的。我们往外走呢。嗯，大家把手放到这个膝盖上。走。我们往外走呢。 右手的膝盖上跟着。手呢？手呢？手呢？手呢？手呢？手呢？手呢？手呢？手呢？手呢？手呢？手呢？手呢？手 一定要问吗？说到底自己的手放在哪里？一定要问吗？ <laughs> 没没，没没，没。问题，你得看懂，只有答案，你应该知道。在得看，你得看懂，问题没。所以我们在修过程中没有问题，只是认真的去修。 ยกตะแคงมือตั้งไว้ดูแสงสวยๆค่ะตะแคงตั้งไว้สวยๆข้างขวามือหัวมือ右手ตะแคงไว้ดูดูดูตั้งอะไร看两边的年轻的师傅รู้ไหมว่ามือข้างขวา 知道吗？嗯，你知道吗？你的右手站起来了你知道吗？帮阿弥陀佛。一定要用眼睛看吗？阿弥陀佛。闭上眼睛知道吗？你的手站起来了吗？知道的，知着你呢。如果我们的眼睛有呢，有。 为什么闭着眼睛不是睁着眼睛？你知道你的手放起来了？手拿起来。手拿起来。你知道你的手拿起来吗？如果你不用眼睛看的话，你知道吗？你的手拿起来吗？知不知道？知道，知道。所以不需要用你的眼睛去看。再放到你的肚脐前。知不知道？知道，嗯。 向右转。啊，左手翻翻手掌。OK。拿起来。左手向左。啊。放到右手上。露埋露埋。知不知道？不用眼睛看，知不知道？撸。打开。你你只要是觉知的，你就 OK，没问题。人右转左对吧？嗯，好。 右手移动到前胸，知不知道？看，看，看，到旁边，知道吗？放龙放下，知道吗？撸。翻手掌，知道吗？左边拿起来，知道吗？撸。打开，知道吗？撸。放下，知道吗？ 他回来知道吗？爸妈，七七六，六天零没过，几纳提，六，六，知道，知道，知道，六天几纳提，七四几纳提，得七四六了。如果每一个动作你都知道，每一秒你都知道。 那么这十四秒、十五秒你应该很清楚了。啊，刚开始我……如果一个小时下来，如六、七分、八分，每一分、每秒你都知道。就得三万六百六，三万六百六。哦，所以你就知道了，嗯，三千六百个知道。这是个哪？ 找到答案吗？现在你知道吗？如果我们知道的多，那么你迷失的烦恼的部分就会慢慢的减少。我们每个人的这个生命中，只是诶有两种，不是迷就是知道。 那么这几天的过程中，好好看一看，你是迷的时间多，还是清楚知道的时间多？我呢就不看了，主要那个就是多倒呢。嗯，如果一个人可以让自己不断的、不间断的、不停的觉知，我觉，这打沙路，我觉，好多呢。 西迦牟王子会变成释迦牟尼佛的原因，就是我们现在做的这个，就是觉心、觉心、有觉心、有觉心。ไม่ใช่เรื่องชาติอาสาลิกาเพศวัยไม่เกี่ยวเป็นความรู้สึกตัวที่มีในนี่不是没有其他的原因，没有其他的原因，原因只是不断的觉知。

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有学习的话，每个人都能学习的话，那么现在坐在这边大概六七十个人应该是一个人。呃，那我们共同共同才能存在。嗯，如果大家呃有迷不同的一些事情的话，那么就变成了变现出现在每个不同的人。唔，妈，扑埋埋在微光路搞光龙，他呢？嗯。 刚来的学习的学员呢，那么就是最开始就是两种，啊，他好像就是两种，还是刚才讲的，不是迷就是知道，不是迷就是知道。那我们龙回来来个路子多，阿亲，也不要问阿伯？嗯，那么我们。 突然心念跑用的时候，我们迷的时候呢，我们就马上觉知，不要去问为什么。嗯。啊，姐，老尼，诸位，他们龙是拜伽玛，就是托尼，他们拢拜伽玛尼，他拢当家，也拢当主，伽玛不管是我们的，嗯，不管是我们的眼、耳、鼻、舌，啊，跑到外面去的时候，马上通过。 我们在动的这个动作，回到当下，来觉知当下。依当、国王、依当、王、王、达、汤，称为“王、王、达、汤”。依当、王、王、达、汤，称为“王、王、达、汤”。没有实体，当来体。嗯，李光讲的就是这个东西，就是要有觉性的觉知当下。来将。 不守度，它要相信它。嗯，我们大家都体验一下，不用去相信谁，胡讲的话语也不用相信。那龙赢，革命公路赢。如果你迷，你就自己傻。狗，六十多。啊，它玩捉，六十多。嗯，不管是你迷了，你马上觉知；不管是你信念跑掉了，你马上觉知。 嗯，所以要会，要会修。它没练。嗯，要会做。那咱们หลงรู้，嗯，如果一跑掉，烦恼一来，马上觉知，知道了吗？大家。嗯，所以我没有说让你们一定要知道，但是我要教给大家的是让你们去认真的做。 静静的修行的期间。龙哥，那声音没亏没呢，冬天呢。他说他，他说他，嗯，有，嗯，声音，然后石头，他好像石头，头也是硬的，这块石也是他们就放歪这靠呢。哦。然后呢，跟师傅一起坐坐坐。嗯，就待他们空。嗯，哎。 รู้นะว่ามือเราอยู่ที่ไหน รู้ไหม知不知道大家在哪里？你自己在哪里？เวลาเคลื่อนให้รู้สึกตัวทีละครั้งเคลื่อนครั้งหนึ่งรู้ตัวครั้งหนึ่ง那么我们在动的时候，要每一次动都要清楚。หาพลิกมือขวานะพลิกมือขวา ให้รู้สึกตัวนะ在右手的手掌 ใจอยู่ที่มือไหมหรือใจไปอยู่ที่อื่นให้ใจอยู่ที่นี่นะยกขึ้นยกขึ้นให้รู้สึกนะ心อาวางไว้ที่หน้าท้องให้รู้สึกพลิกมือซ้ายตะแคงขึ้นนะ ให้รู้สึกนะถ้าใจคิดไปทางอื่นก็กลับมาอยู่ที่มือยกขึ้นให้รู้สึก ไม่ต้องหลับตานะไม่ต้องหลับตาลืมตาสบายสบายวางทับมือขวาเมื่อขวาต้องเช็ดหน้าอกนั้นให้รู้สึกตัวยกข้างข้าง ให้รู้สึกตัว轻松的自然的วางไว้ที่หัวเข่ารู้สึกตัว觉知คว่ำลง然后回来มือซ้ายเลื่อนขึ้นที่หน้าอกให้รู้สึกตัวนะ ยกข้างๆรู้สึกตั้งไว้หัวเข่าคว่ำลงเอาเอาอีกรอบพลิกมือขวายกขึ้นให้รู้สึกฟัง 眼睛不用看，觉知。左。右手。来，嘿，知不知。拿。嗯。好吧，先要觉知，说你的手在哪里啊？嗯。要放开。嗯，你的手在动。轻轻的去觉知，轻松的去觉知。放。放回来。 เดี๋ยวทำตามเลยเนาะทำตามเลยทำตามให้ใจรู้สึกอยู่ที่มือนะทุกครั้งที่เคลื่อนเวลายกมือให้ใจรู้เกี่ยวกับการเคลื่อนไหวเป็นครั้งเป็นครั้งนะเป็นจังหวะ做动作的时候，你的心要知道，啊，放手，拿起来。 那个เป有规律的，一次一次的知道，知道，觉知，觉知，轻松的，自然的。ถ้าเผลอคิดไป ก็กลับมารู้สึกที่มือใหม่นะเผลอคิดไป ก็กลับมาแบบเนี้ย อย่างที่หลวงพ่อบอก มันมีแต่ความรู้กับความหลงสองอย่าง 嗯，在做的过程中，就像刚才感觉上讲的，嗯，不是，嗯，烦恼出来了，哎，就是清楚的知道，就是一共就两个现象。嗯。ใครยกมือข้องแล้วไปลองทำในจังหวะของเราเองก็ได้นะ。ใครทำใครจำพลาดได้แล้วก็ยกทำจังหวะตัวเองก็ได้。 嗯，自然一点，轻松一点，不要太紧张了。嗯，轻松的，最自然的休息方法。后背坐直。慢慢深呼吸一下，放松。嗯，再继续做。不要太过分的紧绷。 不要太过分的专注，啊，轻松自然的，越做越轻松，越做越自在。别忘了觉知，大家还是要仔细看书的动作。很多人有的动作都不够标准。路，话呢。用功之道，啊，多用功之道，多在之道上用功下功夫。 如果我们让自己的心变成知道的心，有觉醒的心，这个才是修行。路呢？路哦，路哦，路哦，知道，知道，觉醒，觉醒，觉醒，觉醒。拜拜。 มองไปข้างหน้าสบายๆนะ ไม่จ้อง眼睛向前看自然的向前看ใจก็เหมือนกันนะใจก็ไม่จ้องอยู่ที่มือ心也是一样不要太紧绷不要太专注自然的放松的轻松的มีการเคลื่อนแล้วก็ค่อยรู้สึกไม่ได้จ้องที่จะรู้ก่อนนะ一边动一边知道觉知มีวางไวที่ของเขานะ 手放在脊背上。听你话，刚刚腰疼了，感觉腰多，还是腰痛多？怎么样？刚才你是觉知的多，还是念头纷飞？嗯，心情不好的多？嗯。嗯，懂八卦，你懂是知道的多，还是跑掉的多？你刚才经历，知道的多。 เขอเดาร้องขางคนบอกว่ารู้มากกว่าเขาบอกว่ารู้มากกว่าแล้วชีวิตที่ผ่านมาก่อนนะ้นเคยรู้สึกตัวแบบนี้ไหมอืม那你อ从你生下来一直到你来参加洞中禅呃的前一天，你是迷失的多还是知道的多？

好，我们现在这样练习。那么回到日常生活当中，不管是你扫地、做饭、做任何的事情，大动作、小动作，你都能不断的觉知。嗯，那们感觉不移，就是我们时间从早到晚，从早到晚，从早到晚，从早到晚，从早到晚，嗯。我们每从早从睁开眼睛一直到晚，上睡觉，都一直在动。从到晚， 可是动了几十年了，从来都不知道自己在动。能记得吗？就是，当我们谈饭呢，如果没想，我们就说，对吗？但是我们没跟人说，跟谈饭。嗯，那么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大家呃想一想，你在吃饭的时候，不是你在一边吃一边想事情，就是你在一边吃一边跟别人说话，一般就这两种状况。 你知道吗？你一边吃做这两件事情，都是没有觉知的事情。那那的人这么简单？那那的人，碰见在那边听电话，或者碰见在那边坐地铁，嗯，哦，我们在走路的过程中，嗯，在呃出门的这个路上，一般我们的心不会在当下，你的脚走的每一步，我们的心不是跑到了。 要去的那个目的地，就是还在刚才出门的那个家里面。感觉到我们对房子多知，让我们知，知有关。ปัจจุบันขณะว่าเรากำลังทำอะไรอยู่。嗯，那我们觉知就是为了让大家都能活在当下，知道当下、现在、当下你在做什么。嗯，那我们知有关。ปัจจุบันขณะความคิด。 ที่จะมาทำให้เราทุกข์ก็จะเข้ามาแทรกแซงไม่ได้那我们当下的每一个当下都有决心的话，那么这个烦恼习气就没有空子钻进来。那เราคงเคยรู้สึกบางทีเราทานข้าวอยู่ แต่บางทีแล้วก็ความคิดที่มีคนเข้ามาด่าเราไว้เมื่อเดือนที่แล้วมันคิดแล้วเราก็โกรธใช่ไหม 我们常常在吃饭的时候会想起，昨天那个谁谁谁的，他刚骂过我，气死我了！一边吃一边生气，会吗？会这样吗？他老是谈了，哦，没得被吃掉。谈了就是跟人谈了，来有借有还，捏，捏宽就用捏，捏，宽就宽，捏，宽就宽，捏，宽就宽，捏，宽就宽，捏，宽就宽，捏，宽就宽，捏，宽就宽，捏，宽 不要去想了，这件事情马上回到一口一口的饭，那么这个你的烦恼当下就停止了。那么代替烦恼的是你的觉知和觉醒。你们，他到这里面到现在没哭，嗯。那么如果我们每个当下都能觉知，每个当下都保持觉性，这样好不好？我们都没有苦，这样好吗？好。好。好， <laughs> <laughs> <laughs> แต่ฝึกตรงเดินจงกรมด้วยหรือเปล่าหรือว่ายังไม่ฝึกจะเดินจงกรมด้วยหรือเปล่าหรือแค่ยกมือก่อนเดินได้วก็ให้หลวงพ่ออธิบายให้ผมเดินน้องก็นอกจากนั่งแล้ว เดินก็ได้ยืนก็ได้บางทีนอนก็ยังได้นะมีการเคลื่อนไหวได้ทุกอิริยาบถ我们刚才做的这个手动都是在嗯坐的姿势。

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就想站起来，就想， <laughs> 做一下那个动作，然后自己站起来，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站起来。但凡你坐，你坐下坐，你坐下，你必须得坐，你必须得坐。那么我们现在如果在修这个东禅的这七天中，你从坐姿到站姿的时候，你一定要觉知，你要清楚，你从坐姿到了站姿不一样。 จะเปลี่ยนจะเปลี่ยนรีบทก็ได้รีบทหน้าจะหวะเป็นมือทำรู้ รู้รู้รบดเดินก็เอาก้าวก้าวไปรู้รู้ รู้ไปในพระสูตรก็ การกู้แขนเข้ารู้สึกตัว การเหยียดแขนออกรู้สึกตัวการเดินไปข้างหน้ารู้สึกตัว 我们刚才做了这个手的动作，做手的每个动作都觉知。那么做完手的动作呢，我们要进行。那么要站起来要觉知，从坐姿到站姿要觉知。那么进行的时候，走路的时候也要觉知。这个觉知是不间断的，不要因为说你从坐变成了站起来就马上断了。嗯。 应该清醒给大家示范哈。กับซ้ายทีกับหัวทีจะไม่เปลี่ยนเวียน觉知觉知กับซ้าย觉知觉知觉知รู้สึกตัวกับหัวทีมันจะไม่เปลี่ยนในห้องนอนแคบๆ 如果嗯房间太小的话，也一样可以啊，在两点间走直线啊，不管走几步都要觉知。希望大家走的太长啊，眼睛轻松的、自然的看前面。那二哥，你走没地？我一看，他走没地，没跑地。 走得太快也不好，走得太慢也不好。要正好。那有没有玻璃钢？我们没有任何概念上的东西。嗯，你不要再想什么练什么，就是学习。你知知道。那有没有玻璃钢？那管干。不要让任何的概念。 和呃，我们心里的一些呃，在想的，好像有些人会念说左脚、右脚这样的概念上的东西，阻碍了我们的觉知。我们只是轻松的、自然的去觉知就可以了。那么这几天我们现在就是要练习。 除了在做的姿势，大家做手一个动作，然后就是，嗯，大家看时间表，的们固定时间的精修。通过这两个姿势，固定的姿势让大家知道。那么通过这样的基础，打了这样的基础以后呢，你就会发现，不管是你行住坐卧打 动作小动作，你都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哦，我们刚刚开始学的人呢，不要一直在那边看，说自己对还是错，是不是？对，错。心不要一直在这个。 呃，乐和苦中不停的这样去烦恼啊！你需要做的就是觉知。老老实实的去觉知，觉知你的身，觉知你的心，觉知你当下的功的动作。啊，嗯，嗯，大家一开心。 碰到开心的事情，或者突然想到开心的事情，就会很开心，坐在那边，美滋滋的不得了。那么，呃，突然想到很伤心的事情，就坐在那边，脸臭臭的。啊，这个都是大家没有觉知。一定要老老实实的去觉知，不管是你开心还是不开心，乐还是苦，你老老实实的去觉知。小龙。 当你的鞋被跑掉了的时候，你不要责怪自己，你也不要不习惯说：“哎，你怎么又跑掉了？”你只是轻松的回到你的觉知当下就对了。安龙个噜，安龙个路，安路个路，安走个路。 万物路，你也知道，物也知道，有觉性也知道，好掉也知道，快乐也知道，痛苦也知道。蛮ปวด蛮เมื่อกู。腰痛、腿痛，腿痛。都知道，看见你知道。ให้เป็นผู้เห็นอย่าเขาปเป็นมัน。如果他什么来了，我们都不要跟着他跑，只是轻松的知道，知道。

嗯，我只是我要看见，说这个身体里面真的是我的啊！不要因为身体的各样的变化、快乐、痛苦啊，或者说腰痛、腿痛，就跟着他一直跑，然后跟着他一直哭，只是看到他就好了。那个毒。 เห็นกายสักว่ากายไม่สัตว์ปุคคลตัวตนเราเขาเนี่ยนะเห็นกายสักว่ากายมันร้อนเห็นมันร้อน มันจะเป็นผู้ร้อน啊，我们知道说身体就是身体，身体热了，今天好热啊，知道说它热啊，身体冷了，知道说啊好冷。มันปวดเห็นมันปวดมันจะเป็นผู้ปวด。嗯，如果是坐久了腿会很痛。 是腿在痛，不是我在痛。มันหิวเห็นมันหิวไม่ใช่เป็นผู้หิว肚子饿了，他饿了，不是我饿。เห็นกายจะว่ากายไม่ใช่สัตว์บุคคลตัวตนเราเขา เห็นเวทนาเป็นสุขเป็นทุกข์สักว่าเวทนาไม่ใช่สัตว์บุคคลตัวตนเราเขาก็เห็นอย่างเนี้ยเวทนาคือความรู้สึกสุขทุกข์เวทนาคือสุขทุกข์ 能够看到身体，看到这个呃感受，我们都只是知道那是身体，那是感受，不要跟着他一直做他的这个所有的感受或者身体上一些呃一些疼痛的这个主人，啊，因为那个其实我们没有一个我在里面，我们家是讲这个。阿弥陀佛，只东道光多多，然后是八万三。 这是条直路，啊，这是一条直路，是一条最近的路，全尸，全尸。两海光荣，光荣。两海光荣，光荣。不要让迷失变成真的迷失。两海光荣，光荣。不要让苦真的去苦。两海光荣，光火。不要让生气变成真的在生气。 你要能看到说他在生气，他很苦。嗯，这个身体是可以生老病死的。从现在就开始把它分清楚。就像我们这一颗手，嗯，手心手背，它是一回事，不管是迷失还是觉醒。嗯，金刚。 这个决心，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决心，决心才是能让我们两生存的重点，就是在这里。嗯，剩下十分钟。嗯，剩下十分钟，老唐说：“大家有问题吗？” ค่ะนี่คือความถึงที่เจอหรือว่ามาถึงท้องท้องท้องต้องต้องต้างในก็ได้ท้องหรือสะดินก็ได้เขาวางไว้เฉยๆ说差不多这个位置就好，重要的是要觉知。对对，重要的是要觉知。ถ้าถ้าถ้านี้ไม่สำคัญสำคัญเวลาเคลื่อนให้รู้สึกตัว动作差不多就好，重要的是要觉知。 แบบนี้ยังได้เลยแบียังได้เลยก็ไม่ต้องารสิบสี่จังหวะหนึ่ง ลูกสอง สาม สี่ ห้าหกเจ็ดแปดเก้าสิบ สิบเอ็ดสิบสองสิบสามสิบสี่นี่นี่ฝึกหัดต้นต้นแต่ต่อไปก็ลูกนี่ก็ลูกลูกลูกลูกลูกนี่ก็ได้ 小，力度也大。啊，但是他说刚才房间比较小，就进行走路的时候，一般我看上面顾客上写八到十步，对吧？但是刚才说好像几步也可以，就是这不限定嘛，只要是在一条直线上，三步、四步是都可以。嗯，嗯，有空我们一来。เมื่อกี้เมื่อกี้หลวงพ่อบอกว่าอยู่ในห้อ ใช่ไหมคะใช่对就是说哎你看房间的大小重要的还是觉知เดินกับที่ยังได้เดินกับที่อย่างนี้ยังได้เลยเดินนี้ยังได้เลยเดินอยู่ที่ยังได้นะ原地也可以重要的是要觉知แต่ถ้าจะให้ดีก็ถ้าติดกว่าเก้าไปกลับ 如果空间足够，十、二、九，从十、四、九，反正，如果空间足够，不要超过十、十二到十四步，最多不要超过十二到十四步。有的时间转转好几圈。我想问一下，你们做什么动作以后再举着手？他们在进行的时候再举着手，举着手吗？เวลาโยกมือเรารู้สึกที่มือเวลาเดินเรารู้สึกอะไรคะ？

可以，可以。扛得重、扛得难，那都得。嗯。扛木桩，扛重、扛得难，那都得。如果因为最近就昏沉，很想睡，最 <laughs> 近就想睡觉了，那么就先敲一敲。扛得难吧？累吧？那个难。动作大一点，重一点，用力一点。重要的是要让自己马上回到椅子下面来，不要坐在那边睡着了。我有两个。 看学那个学员守则里边儿有一条，做手部动作的时候不可以惊形，但是惊形的时候呢可以做手部动作。这样我认为的就是说，手部动作要比惊形要重要，是这个道理吗？嗯，最近呢，我比较是养牛和养羊，养哦，就够了，养羊为了养牛，刚刚养牛不够，再。 他讲说啊，你没来，你没有上当过，你没当。啊，这个是我们的，呃，让大家练习的，呃，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不管是纪律上的，还是说给大家打基础的这个一个过程，啊，其实都很重要，其实都很重要。啊，第二个。 无论是做手部动作还是进行的时候，突然发现就是觉知到自己妄念来了。这个妄念来的的时候，我是嗯过一段时间，就是妄念就是来了好一段时间才发觉，这样是把妄念是去掉还是让它就是我随着这个妄念走呢，还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方法？ <laughs> ทีนี้คือตัดทิ้งหรือว่าคิดไปรู้สึกไปเวลาเราคิดใช่ไหมพอเรารู้กับการเคลื่อนมือนี่ความคิดมันโดนตัดเองนะเลยไม่ต้องไปห้าม回到当下的动作上来你在思考一些事情它就断了重要是你回到当下的动作上觉知当下的动作上这是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的原因

นี่เคยมาับอกว่าตอนนอนาทำมีนี้เขาเล่าการได้ไหมนอนเตียงได้ ตอนนอนคือไม่ต้องตั้งใจมากก็อาจจะคึงนิ้วก็ได้ครับ睡觉前的话你先睁开眼睛不管灯是开的关的你先睁开眼睛如果你觉得很疲劳的那你可以一边觉知一边就这样睡着了แต่อย่าจ้องนะ这样睡觉睡觉睡觉是没有价值的 嗯，有点当真。嗯，就是因为睡觉的时间到了，然后嗯你也很疲劳，然后就眼睛可以闭上，让自己睡。嗯，就是我的问题是，呃，我做那个光呼吸大概是两年，现在的问题是，当我第一次接触这个躺门的时候，然后我的眼睛嗯睁开了以后，很容易被光呀、影呀这些东西感，就把我的念头就带走了，就失念了。

如果我们闭上眼睛，呃，走路，你不可能闭着眼睛吃饭，闭着眼睛刷牙，闭着眼睛骑公共汽车，呃，可能闭着眼睛做饭做菜，很难运用到生活当中。所以这个法门是最自然、最契合实际生活一个法门，还是要睁开眼睛啊。 既然要觉知了，嗯，我们的思维就要跟着这个手部的动作走，是不是这个样子？是。嗯，老是老是，老是老是，贴着你讲，你先来讲。呃，没没，还是老是贴着你讲，先来讲。呃，就是你刚才说的对。啊，不断的决定结果。啊，我们的思维就要跟着这个手部动作走。 那这样的话，这样的话，这个觉知和这个专注，不也就差不多了吗？嗯，ทีนี้รู้กับเท่งก็เหมือนกันนะไม่ใช่เหรอครับถ้าเท่งก็คือใจอยู่ที่มือแล้วก็คล้ายๆมั้งไงมันไม่สบาย嗯他说嗯这个你刚说的这个专注我们我刚才翻的是过分的紧绷 有过分的专注，呃，是不是说这个就跟病人是一样的？这不是一个正常的人，很多人在修这种，这不是正常的人，是一个病人的状态。 <laughs> 他的意思是，你要处在处在这个病人的状态吗？不要，还是回到自然的正常的状态，轻轻松松的去觉知。那是觉知，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说，觉知。 也要去集中这个注意力，就是比较轻松自然的；而这个专注呢，也是要集中注意力，就是非常的呃， <laughs> 非常的紧张的那一种。可不可以这样就是这个意思。自然，嗯，自然。那当就是借借这个书法就是四年多是从事开发、深入。 应该是同时开发的，因为就刚才讲的，呃，身体动作明显的时候，就觉知身体的感受，呃，呃，感受明显的时。 ตัวไหน ที่มันเด่นที่สุดในปัจจุบันมันก็จะเห็นตัวนั้นคือถ้าเราปฏิบัติคล่องมันจะเป็นแบบนั้น แต่ใหม่ๆที่กายเป็นพื้นฐานก่อนแบบนี้ถ้าว่าถ้าไปเรื่อยๆก็คือดูได้ทั้งสี่ตัวเลยใช่ไหมคะดูได้ทั้งสี่ตัว แต่ไม่ใช่ว่ามันเกิดพร้อมกันนะ หมายถึงว่า ตัวไหนมันเด่นในตอนนั้นสติก็จะจับตัวนั้น但是不可能说同一时间知道四四种 这是可能的，就是其中比较明显的，哪一个现象比较明显，你就会得记得很清楚。